呃，这个移交逃犯的条例啊，不过啦，这样子啦，有三个条件啦，这个是我们呢，呃，台湾呃，这个同胞啊，啊，也有台湾同胞的感情啊，对不对啊嗯。所以啊，这个台湾跟香港签署这个逃犯移交的协议啊，我认为啊，是非常的必要的。不过有三个条件：第一，必须以中华民国政府。